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六十七集，巫族大祭司一出门就遇到混战，他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能被迫自保。大祭司一路贴着角落走，没想到他竟然在乱战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 云梦涵巫族大祭司赶紧躲开混战的人群，艰难的跑到云梦涵身前，意图拉他起来。巫族大祭司原本以为云梦涵不慎摔倒了，他用力拉了一把，云梦涵发出痛苦的呜咽。巫族大祭司才发现云梦涵腹部有伤，他流了那么多血，将地面都染红了。巫族大祭司十分震惊，他连忙捏起一个结界。 挡住外面乱飞的流矢，蹲在云梦涵身边查看他的伤口。你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是谁干的？巫族大祭司精通医药，一眼就看出来他的伤是被人用匕首捅的。战场上谁会用匕首呢？显然这是有人暗算云梦涵趁机捅了他一刀。云梦涵看着巫族大祭司，嘴唇翕动，眼角忽地落下一滴泪来。 生死关头，唯一救他的人，竟然是相识最短的大祭司。明明巫族大祭司是最有理由恨他的。云梦涵伤势太重，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巫族大祭司想抱着云梦涵离开，他靠近云梦涵时，听到云梦涵附在他耳边费力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巫族大祭司本能觉得奇怪。 云梦涵为什么要和我说对不起？他来不及细想，大声对云梦涵喊道：“别说话了，保存好体力，我带你去安静的地方疗伤。”云梦涵现在已经没有力气说太多的话。饶是如此，他都想将当初的事告诉大祭司。他想告诉他，从巫族村子跑出来后，他太过仓皇，没有清除自己的痕迹。他被叶宠玉接走后，重新过上了养尊处优的日子。 他心满意足，没有留意，就说出了巫族的存在。他想亲口对巫族说一声对不起。巫族灭族惨案他是还不起了，他只能尽力告诉巫族大祭司真相。他嘴唇才动了动，背后忽然炸起一声巨响。叶崇玉和林清霄过招，法术波及到周围，爆炸中一块极细小的碎片穿过云梦涵后背。 狠狠扎入他的心脏。云梦涵要说的话顿时停住。巫族大祭司见他脸色不对，慌忙查看，发现手上沾了好大一滩血。巫族大祭司脸色骤变：“云姑娘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撑住，我这就救你。”云梦涵面色苍白，他想告诉大祭司没有用了，他的自愈能力早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。 如今这块碎片直接插入他的心脏，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。云梦涵用尽全身力气说话，可是事实上，他不过是细微地动了动嘴唇。剧痛之下，天旋地转，云梦涵好像突然想明白很多事情。怪不得叶崇玉让他等明日，怪不得今夜没有守卫，怪不得素隐月畅通无阻进入到他的帐篷。 怪不得他喊出那么大声音，恰巧一个侍女都不在。怪不得苏隐月说他从未了解过叶崇玉。云梦涵发现，他真的从来不懂自己的枕边人。云梦涵和叶崇玉同床共枕那么久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叶崇玉的气息。这场意外看似是叶崇玉和林清霄斗法误伤池鱼，可是云梦涵知道。 刺穿她心脏的，正是叶崇玉的魔气。原来如此啊！想要杀她的，竟然是她的丈夫。云梦寒嘴里不断涌出鲜血，她开始笑，笑着笑着，血呛入气管，眼泪就流了出来。巫族大祭司依然不放弃救她，他匆匆点住云梦寒几处大穴，抱着她，想要去找起死回生的良药。 云梦涵走前，头颅从大祭司的臂弯滑落，从倒立的世界中，看到叶崇玉隐晦地朝他们这个方向扫了一眼。叶崇玉大概是不满吧。洛寒和禁魂僵持，禁魂随时有可能被打败。巫族大祭司这个唯一知道神器底细的人，却要浪费时间救他。云梦涵再也没有力气，仰头，闭上眼睛。 巫族大祭司用尽一切办法救他，可是云梦涵闭着眼睛再也没有醒来过。巫族大祭司不知道耗了多久，等他恢复对外界的意识时，已经是第七天了。化厄瓶七日内可以消逝一切生灵，包括神。巫族大祭司浑浑噩噩地站起来，他放下云梦涵深一脚浅一脚往战场走。他救了云梦涵七日。 战场那边，仙魔就打了七日。巫族大祭司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可能很不好，但是他知道，他的神智非常冷静，冷静的让他自己都害怕。云梦涵生前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，他对不起什么人？他想要替谁道歉？原本的扎营之地已经一片狼藉，仙魔混战，方圆千里都被夷为平地。 洛寒和禁魂已经耗了足足七日，只要撑过今天，化厄瓶里面的善水就能将禁魂彻底消灭。纤细修长的化厄瓶浮在空中，瓶口始终牢牢锁定着禁魂的方向，无论它移动到哪里，洛寒马上就能跟上。自然魔族那方对洛寒的攻击也从未停歇过，这就是双方的消耗战，谁能撑得更久，谁就赢了。 七日界限不断接近，在场所有人都知道，胜利或者失败就在眼前。胜则势不可挡，败则一败涂地。黎明前的黑暗最为疲惫，同样反扑也最为激烈。禁魂感到生命威胁，反扑非常疯狂，简直不要命。洛寒精力已经到达极限，禁魂挣扎时，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要坚持不住了。可是他不能退让。 这不光关系到他自己，还关系着身后一众先祖。他若是败了，多少人跟着他丧命啊！洛寒咬牙，不顾内伤反噬，强行催化力量，化厄瓶上的光芒骤然强烈。林清霄感受到气息变化，铮的一声解决对手，一闪身回到洛寒身边。他看到洛寒苍白的脸色，眼神都变了。“你做什么？”“没有办法了。” 洛寒七天七夜没有合眼，一直集中着精神。他脸色苍白，但是嘴唇却嫣红。洛寒咬牙说：“这一次，他必须死！我不能留下任何隐患。”林清霄看着这样的洛寒，便是再多的话也说不出来。他没有多言，九霄剑呼的长鸣。林清霄握着剑。 引发建议发出自己全部功力，全力攻向禁魂。如果禁魂还是原本的魔神，形势反而还好些。难就难在魔神已经死了，并且在漫长时光下积累下数量可怕的怨气。怨鬼尚且难缠，何况是神滋生出的怨呢？洛寒和林清霄集两人之力对付禁魂。 其他人帮不上忙，只能用身体做护栏，拦住外面的魔族。禁魂疯狂挣扎，尖锐的叫声响彻云霄，在六界散出一道又一道令人恐怖的声波。洛寒的神力和林青霄的冰灵力将周围的石头全部震碎，紧接着地面结冰，寸草不生。剑气和禁魂的煞气交错纵横，在地面上割出一道道裂痕。 地面甚至开始崩裂，裂缝像是龟纹一样，最开始只是细细一道，后面越裂越深，蔓延也越来越快，一切都呈现出令人绝望的末日气息。叶重遇见七日之期越来越逼近，心里也越发焦灼。他组织起剩下的魔族，所有人向一个地方扑，不计生死，不论死活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冲开先族的防护圈，攻击洛寒。 洛寒现在所有力量都在禁魂身上，反而是最脆弱的。魔族发了疯一样一拥而上，像黑色的潮水，也像失去理智的蚁群。叶崇玉一刀了结了一个先祖，他擦掉脸上的血，下令道：“继续往前冲，敢退缩者，后面的人杀之。”叶崇玉说完，也要加入战局，突然感觉到有人来了，他回头。 看到巫族大祭司双目失神，像去行尸走肉般靠近。大祭司，你终于来了。叶崇玉露出松了口气的神色，但是手上的刀从来没有放松。他说道：“大祭司，刚刚你也看到了，林青霄放法术时误杀了云梦寒。你跟我来，我们一起给梦儿报仇。”巫族大祭司一动不动盯着叶崇玉，目光宛如木偶。 叶崇玉想要套花萼瓶的弱点，说：“如今神器落入恶人之手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滥用女娲的神器。这个瓶子该如何遏制？”“是不是你？”叶崇玉顿了一下， <sighs> “如今情况危急，我们先解决神器的事。杀于梦涵的人，是不是你？”听到那个名字，叶崇玉也沉默了。巫族大祭司僵硬地勾了下唇角。 他在笑他自己，他就是个绝世蠢货，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巫族大祭司又问：“屠族全村的人，是不是你？”巫族大祭司不通人情世故，但并不是傻。云梦涵和他说对不起，接下来正要说什么，就被意外迸射的碎片刺死了。结合云梦涵身上的伤。 上天的警告与梦涵欲言又止的模样，巫族大祭司怎么可能猜不到真相呢？叶重玉，是叶重玉，杀我全族，灭我全村，欺我为之卖命，还想骗取女娲神器的人，都是叶重玉。 可笑！我堂堂巫族大祭司，还与狼为伍。请求他帮我寻找真凶， <laughs> 可笑，可怜，可恨啊！ <laughs> 巫族大祭司仰头望着天，这一仗打的太狠了。 大地皲裂，生灵涂炭，连天空也隐隐露出崩溃之兆。巫族大祭司忽然理解了年少时师傅让他背的祭文：祭祀总是伴随着死亡，想要寻求上天的庇佑，想要保护更多的族人，就必须推举一个人做祭品。最古老的祭祀都是以活人为祭。他这一生犯了许多错误。 他只能用他仅剩的生命做唯一一件对事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